锵锵三人行，你们俩都是开车人士啊，所以可以。好像不是一样。哎，我没你们开车多啊，而且呢，这个呃，今天啊，正好说一个跟这个公车改革有关的题目，说现在啊，这个我国将推进社会化、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，取消一般公务用车，普通公务出行呢，实行社会化提供，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 就近日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什么什么条例啊？然后呢，你看有一个《新京报》的标题就是“公车改革解读”，只保留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专车。哎，我我我还没认真学习啊！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，那省部级以下呢？省部级以下自己买车。这个这个措施我早听说了，这个我也跟。 在这些省部级以下的干部聊过这个事情啊，他们意见都很大是吧？不不不不，这个事情呢，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汽车工业。你想，那两百万辆车都得新买啊，你明白吧？你本来是单位有车的嘛，对，啊，那你现在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贴钱让你自己去买车嘛，你不能用单位的车，钱还是公家贴你。 贴多少呢？贴多少？那你各大家自己灵活掌握嘛，而且肯肯定也根据级别嘛，嗯，对吧？各种各样，你你总不见得要我们辛辛苦苦。你想中国的干部多不容易啊，中国干部多少工资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你不太不像话了。我们大大部分干部只有一两千块、两三千块、三四千块，对不对？按级别算，你他们工作又那么繁忙，为了你像一会儿那里这个煤煤呃漏油爆炸，一会儿那里什么要关心老百姓，所以没有车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要补贴。 两百万辆，那汽车工业是一大的刺激哦，而且二手车也非常好，因为那些公车啊，马上就要转手了嘛，所以单位里边他们都说，单位里边的那个司机啊，还有一些食堂的工作人员啊，他们都在等着说，你们的车不要了以后，你们可以折个价。 所以你看，咱们现在的这个反腐措施呢，呃，一一手打垮了餐饮业，但是一手扶起了汽车业，是吗？一一般都是这样。最近是他们说有几个行业是呃下去，有几个行业上来，你听说没有？嗯，那呃下去的是拉菲，啊， <laughs> 拉菲这个惨了，这个这个这个红酒，哎哎，这个拉菲，茅台，嗯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惨惨了。 还有那些茅台，我看在香港都惨了。对，今天新闻讲那个廉政公署的那个谁呀？叫什么？汤显明。汤显明说，当年来请人吃饭喝茅台，我发现听见香港立法会检讨这事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说无论如何，你看香港人的这个廉政标准哈，就是到茅台那就是绝对是腐败了。 <laughs> 不能喝。我这讲起茅台，我跟你讲下，我有个朋友叫刘在富嘛，在香港机场买了一瓶两千多块的茅台，去送给他的朋友李泽厚。 在美国，李泽厚一喝说：“假的，不对。 <laughs> ”后来他们告诉他是什么？原来你一辈子喝的都是假的。 <laughs> 这个真是难的，喝一杯真的就搞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家辉，我问你，香港的官员怎么开车？香港也一样嘛，某个岗位以上就有车嘛。所以我觉得很少的岗位。对，我觉得。 我对国情不了解哈，我是用香港的角度去看，说，呃，往往做事情就宁可怕麻烦，就宁可一刀切。我觉得这一波的改革都是这样哈。我们以前也谈过，举个例，比方说要当然要嘛，要廉洁嘛，反贪嘛，那不要铺张等等。那结果就弄到说，有人你家里的小孩结婚，你不敢请客。 啊，对啊，限定这个宴席的数量，我们上次讲过限宴令啊，没有他，结果不敢请客，因为任何请客很容易被抓住哈，就就做大做文章，记起什么六十岁生日、几岁生日不敢请客，不肯不敢，连家人吃饭都不太敢等等哈。像这样用车的问题了，那我就不晓得原先的是到了什么夸张的地步，不然的话，就是中国那么大的城市，的确。 你在一些公务岗位里面，的确需要用车嘛，所以往往问题是说，问题是你怎么样来用车。 有没有严格来执行？因为我看到好多的新闻也好，一些呃朋友也好，我看到那个公车啊，好像使用的蛮有弹性的嘛。啊，一些家人朋友怎么使用，他都用啊。我们看到报纸经常说，哎，谁派车去接老婆买菜，接小孩下课等等哈。只要是不是不要那么说？ 砍掉那么多人用公车的机会，而是严格来执行，不要滥用。就你说这个，都让我想起什么？你说啊，这个公和私啊，有的时候很难分。呃，薄熙来他们家就说这古开来杀人，他都找勤务员啊。 嗯，因为那是组那是组织上公家配给你的这个警卫员也好，还是勤务员也好，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用起来就是当家奴在用啊。你哪怕说这个事儿，呃，接送孩子上学放学，那么这严格说来，如果是公家配给你的秘书也好，助理也好，照说是不可以。照说呢，你自自家的，但是实际上我想，实际上大家都清楚，哎，对吧？对，甚至主要你得把这方面。 家奴的工作做好了，你的公公事才能做得好。不不，你你从呃呃正面正面逻辑来讲，整顿公车绝对是需要，因为很简单，他们统计过公车的每年的开销，跟好像国家的教育经费差不多。嗯，所以人家这个是吓死人的，多多多少百亿就是全国，这个里边不单是车，我刚才讲的那个车啊，其实是小事，还有一个就是司机，就是人。 嗯，对不对啊？更贵的，因为因为公公车，你看一个车，你就有一个人，嗯，一天到晚他开车子，他领导不开啊，你叫我自己开嘛，那像什么话嘛，对不对？那公车已经用到非常普遍的地步，我我一个省的作协有十多个副主席，那些副省的作协的副主席都有公车，嗯，可以开。那你想，他还是群众组织呢？ 嗯，还群众组的，那你到一般的什么局啊，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司局长一级都都有车，而且就像你说的，公家私家这个事事情分不开，所以这里边方面卡钱肯定是卡回一些的，卡回一些。我刚才是开玩笑了，对你你，但是实际上那个也是事实，就是说你逼着他们去买车，逼着他们去买，还有油呢，还有油钱呢，对，对吧？对，那照理说，如果你是实行的好的话，你将来你开了私车了。 你这个油就好像要自己出了，当然了，中国总会有各种票的嘛，领导总会有各种补贴的嘛，油油贴，呃，以前洗澡都有，通常是不是今天买车的？像香港有个做法，今天买车的很小，真的今天有有个规定，每个月多少油，你要写说，哎，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哈，用油，甚至你搭出租车报账嘛。 要有收据，嗯，问题每一个步骤要落实，是不仅有收据啊，你还要写清楚。嗯，我这一次坐车，我跟徐子东、窦文涛因为公务从这里坐到那边，要写清楚，然后要批哈，这样才能严格来把关呐。对，没错。你要你要照这么说，我觉得我们公司他占占了我很多便宜， <laughs> 但是我也占了公司很多便宜啊。呃，有些细心的人啊，你才会知道很多钱是可以报的。 嗯，你比如说，你坐火车从哪上班，从哪到哪儿，你只要保持那个票据。但是你像咱们，哎呦，那可太繁琐了。你包括哎，那有些，你像我们说打电话，你说你的手机费，呃，那么是你自己买的，但是呢。 这其中有多少个电话是你为了公事打的？啊，严格理论上讲，这个费用，嗯，但是你人怎么可能分得这么清楚？对呀，我觉得我们公司到后来还算英明，就是大概是定个额度，比如说几百块钱，嗯，就干脆就是说我就给你报这么多。但是毕竟这算是有所安排。有些情况下，就像你说的这种公车呀，好，我如果是这个当官的，我自个儿买私车了，我要跟你较真儿的话，那我这一趟先上了单位。 又去了一个朋友家，那么我怎么给你算这油钱？这还好办啊！你到单位的这一层，你可以算。但是如果倒过来，我先去了朋友家，再到单位， <laughs> 对，那个朋友在中关村，单位在天安门，对我这么一开的话，这个怎么办？你要对，你要按照这么说的话呢，就属于我就说啊，公家又占了一部分私人的便宜了，对不对？他有些是用自己的油钱来给你公家办事儿的。 你不要说这些细处了，我跟你讲，中国我节目里其实以前讲过，中国有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一个很容易，就是一眼可以看到的问题，但是一直多年不解决的，就是我们的报销制度啊，嗯，那个发票的内容啊，是跟你使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是可以不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比方说我我我凤凰，我出差，我住旅馆。 对不对啊？那照说你就旅馆开的这张单，我住了两天多少钱，就是吧？可是呢， <laughs> 他这张单不能报销的，他要另外开一张发票。嗯，对对。你要开张发票的时候，那个酒店里就问你写什么？你开什么？ <laughs> 写什么？ <laughs> 你开什么？对吧？你假如是按摩，他也可以开，可以改成吃饭，对，可以改成住宿。你买的是电视机，他可以说是办公用品。 我有很多内地的教授朋友申请了研究金，我们在香港的研究金苦恼死了，很麻烦。可是他们的这个研究经费哈，就是家里小孩买书包啊，家里过年买什么东西都算在里边，因为它可算作，就是我们的财务整个中国的这个财务制度里边，报销的这张单跟你实际的这张单它是可以不同的。Why？为什么可以不同呢？我这个就不懂了。 <laughs> 照理说，你要不可以？不在香港很简单，你要你要报销，你你在北京住了酒店，我在学校里回头报销，那你就把酒店里打出来这张纸吧对，这张纸是不能作假的，对吧？你这个房费是多少？你电话是多少？你里边吃饭是多少？吃饭就不能算，房费是多少？ 为什么在中国要另外开一张单，而那张单的内容跟什么增值税有关系？什么增值税发票啊，什么的，咱的名目很多。他的国内的操作就是那张发票是管税的，哎，就是说我呢，我的酒店开了以后，你窦文涛今天来消费了两千块钱，对我开了这个两千块发票，我这个两千块我酒店就要报税，对，但我逃不掉。但问题你有办法，我这个两千块可以写是是餐饮费。 其实你明明是住了，嗯，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东西不能够有一个大的？肯定有道理，我相信这个这么多人牵涉这么多，要反腐啊，要要是要倡廉啊，这中间其实肯定有它的道理，但是我还没想清楚这个道理。反正就是说，连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，嗯，那个那个妓院拉客的都是招那个中国嫖客，有有发票，有发票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啊。 就是这儿还有篇文章讲说这个这个各级行政官员啊，在突破编制上，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动力？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本来国务院规定的啊，这个这个各部门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的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，一正四副，但对地市级应该配备多少副市长，并无具体的规定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呃，这个新京报记者调查啊。 这个二百五十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，结果显示拥有六到八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的那个配置啊。某个山区小县拥有六七个副县长，下面有六个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和该县公安局有副局长级别的达到十九个，这就是。 为什么这么多呢？因为在某些行政机关内，领导干部不但三公消费等方面的福利更高，而且还有其他渠道的灰色收入。比如央视报道，东莞一个镇的官员购买了百万元的豪车，坐拥上百套房产，其身家将近二十个亿啊！当地纪委正在调查，这种巨大差别导致买官卖官这一腐败现象长期盛行。 这个，比如湖南省株洲县原县委书记龙国华，在即将离任前，你知道他突击提拔干部一百多名，县里哪有那么多正职？绝大多数想必都安插在数目不限的这个副职、副职的位置上，副职的位置。这次你知道这三中全会有有两个改变，呃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一个就是讲这个呃干部啊，就组织这个上升啊，就年龄好像要就是要灵活一点。 不像以前控制的那么死，你的年龄控制的死啊，好处是大家一刀切全退，但坏处就是有的有的人就就很早就知道上不去了，嗯，很早上不去了，你你得让他退下来，你就要有那么多负责来安安顿，就要有那么多负责。另外这次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改变就是，呃，纪委系统啊，现在不归同级的党委管了。 他同时服从上一级的纪委，哦，就比方比方说，你你我我们我们是一个级别的，你是书记，我是纪委书记。原来呢，我是归你管的，那你看我要查什么东西，那不万一跟你有关系现在呢，我也归你管。 但是我还归梁文道管， <laughs> 他在上一级， <laughs> 这有点这个廉政公署的那么个意思，哎哎，就是说，那就是有垂直有平行，那廉政公署还更为独立，对，它是另另另外一种做法，嗯，那在香港的确是你要对上级负责嘛，对，你不能对平辈，平辈你有很多空间给你乱七八糟乱乱来，我觉得关键啊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儿啊，和这个待遇，嗯，哎。 呃，他们都爱用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个词儿，什么 “I have a dream”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是吗？汪峰那个《爱的告白》也是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有一个，但是我不认为我这个梦想能实现。就是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天中国能不是官本位？就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来，人们都尊重官，官大一级，全是围绕着官，儿，对吧？科学家你也只有当了官儿。 才能落实你的具体工作。而且官一大，他的说的话就越科学。对，你说，你说中国未来有一天是不是真能变成，就是说，可以就不是再以官为中心了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呃，曾经有过啊，在五十年代的时候，没有人再叫官了，他们全部换别的名字，叫领导啊、首长啊、勤务兵啊、公仆啊、干部啊，一个官字都没有了。官字是最近这些年才重新出现的。那。 dream，我这当然我不是开玩笑，对，也一样，嗯，也一样。官官本身不是罪罪恶啊，官是哦，我们说官僚好了。其实刚说什么很多安排很多位置哈，官僚体系的膨胀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每个城市发展起来，好，甚至每个社会每个国家发展起来必经阶段嘛，你要管理嘛。 数字管理，刚我们讲到什么包，呃，报账系统等等，会计系统，OK，你要建立，这个有人，不同体系、不同岗位的官僚、技术官僚要去做，这不是问题啊。我我觉得要不要被“官”这个字啊？污污污，不你比如说，你比如说香港，我觉得香港和台湾人们呃老百姓啊就不没那么尊重官儿，但是大陆还是特别把这个官儿啊。 当回事儿，对，所以你说这是什么为？这是为什么？所以重点不是官啊，有没有官？他说官僚膨胀，膨胀当然不好。我的重点是说，叫全世界哈，它有好的一面，表示叫官僚系统、技术官僚、技术文明、理性、计算的管理理性开始被重视了，看出来。重点在于官背后的权呐，对，权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只要还是人治，官本位就不可能消失。只有将来真的变成彻底的法治的时候。 官的那种那那那种淫威啊，就会小。从呃呃操作的层面来讲，其实很简单。你这官的权力如果有监督，官就难做，他就不会那么本位。你要再讲深一点呢，从呃哲学上讲呢，就是因为中国人呢强调在位置上面的人是有德才在上面，嗯，对吧？这个呃内圣外王，所以假定一个人地位比我高，他的道德也比我高。 嗯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官本位的一个最基本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崇拜官，我们在崇拜道德，我们在崇拜圣人。领导就是水平高，领导各方面都高。他各方面高，他道德高，水平也高。那我们不崇拜他，崇拜谁？难道我们就崇拜下面的啊？那个这个朋友？那么，那么西方人呢是另外一套观念，他们认为人呢一有权利就堕落，权力使人腐化。 嗯，绝对的权利绝对使人腐化。嗯，就是好端端那个人，你给他了权力，他就会腐化。因此呢，他是人性恶，他就是你所有有权利的人就要来监督你。所以呢，他这样就没有官本位了，就是所以背后是有一套，就是哲学的这个依据的。我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骨子里相信清官啦，相信这个圣人啦，相信举手一呼这样。哎哎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觉得在中国啊，这个领导一句话，还是相当相当重要的。这也是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啊，呃，比如说你搞这个市场经济啊，为什么很多这个民营企业啊，他没有安全感？嗯，包括他跟你签约、跟你弄什么，他都没有安全感，因为这个里头有个不可抗力，你发现没有？嗯，这个这个不可抗力呢，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。 可能是领导一句话，因为这个是无可争议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你比如说，呃，如果是在一个这个法法治，比如西西方的这种社会哈，它他任何一个合同都是可以有道理可讲的。但是呢，这在中国我就觉得属于一个呃，怎么说呢？市场经济啊和这种这个这个呃官本位啊相柔和的这么一个阶段，它一半市场规则，但是还有一半呢。 但这次已经改了，从字面上是改了。 <laughs> 原来说市场是基础性作用，这次说是决定性作用了。 <laughs> 当然，这个你怎么来理解？现这次的这个这个公报当是是是，嗯，当然了，这个决定性作用也是上面说的， <laughs> 这个是很吊诡的。那决定性作用谁来做这个决定嘛？关键是还是要他领导场说嘛？不不不，他是领导说。 市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运作当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这是第一次提，以前提的是基础性的作用，第一次提。不，我还是回到一个一个最最普通的、简单的两个想不通，一个想不通就是发票问题，另外一个想不通就是说，比方说一个女人在家里，她要管一个男的，希望他别堕落，希望他不要浪费。 通常的简单聪明的女的，她不会来斤斤计较你买了今天买了什么领带啊，或者今天喝了什么酒啊，或者你开什么车，你掌握她收入多少就好了嘛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你最重要要看到她工资，她你知道她一一个月进账十万还是二十万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户口最重要。我们现在你看到，就好像这个监督制度对官员啊，都是管怎么花钱。 哎，不管怎么进钱，你你发现没有啊？就是徐老师啊，徐老师把这个上海太太的方法用到廉政上面。对啊， <laughs> 对啊，你你想这个，你你一个女的，你天天在管你，哎，你这个今天晚上吃太多了，你这个这个今天你这个副眼镜太贵了。 那管什么用吧？我觉得有一个潜在理由哈，他当然也不是说我不管你的钱哪里来，嗯，他是不能公开讲，为什么呢？严格来说，我一直都在管你的钱哪里来的，我从来没有纵容包庇你去贪污的，那我现在来管你这部分，等于是说我以前纵容你，所以那个继续，我还是不纵容，还是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